课文四，在家里，你在忙什么呢？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，现在他家离公司有点远，住得远真的很累。是啊，他也希望能住得近一点儿。弟弟，近。